第十五课：山脉上的雕刻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。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。一七六八年七月下旬，酷热笼罩着大地，紫禁城里。 人们开始为皇家一年一度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的转移做准备，在那里有一片按照江南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，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。 二，雏燕放飞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女儿的老师、朋友以及我先生、我和女儿本人都付出了许多心血。这些心血已经变成女儿起飞的动力，使她能够展开翅膀，飞翔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上空。 三，喜欢旅游是因为他想放眼世界，在旅游中体验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的乐趣。喜欢烹饪是因为他想用美味佳肴奖励辛勤工作之后的自己，同时也为亲朋好友献上在餐厅里吃不到的美女私房菜。 四，李小龙是一个神话。他以原本并不优秀的天赋，自创截拳道，并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代功夫巨星。他可在拍出多部影响世界的功夫电影的同时，著书立说。他惊人的毅力和坚韧的品格，都已成为后人无法复制的神话。 五，很显然，一些学科所以能够产生、存在和发展，是因为它对于社会、人类有着自己的功能和价值。这种功能、价值一旦消失，这门学科便会失掉存在的意义，便会或迟或早的枯萎，直至被取消。